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九十五集，叶崇玉最后一丝侥幸也被打垮，整个人像是受到重创。舅 <sighs> 父舅母竟然去求你！林青霄沉默不语，但是答案显而易见。 现在恐怕素家家主更愿意做林青霄的舅舅，而叶崇玉，素家已经不愿意认了。一千年的感情在利益面前什么都不是。叶崇玉仰天长啸：“人 <laughs> 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我今日受教了。是你们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隐月，我绝不会让你带走的。”叶崇玉说着，没有任何先兆。 借着高度优势，从上空一跃而下，他这一招打得不当不正，已经有点偷袭味道了。林清霄站在原地，负手不动。风从叶崇玉的刀上飞出，把四周的草地压出一条长痕，草丛剧烈翻动，风将林清霄的衣袖鼓起。叶崇玉的刀尖靠近到林清霄身前一丈时，仿佛碰到了什么屏障，刀尖再也没法前进一步。 林清宵都没有出手，他仅是用灵力屏障，就能让叶崇玉不得寸进。洛寒坐在天宫出产的军用非洲里，拿起一个仙城，问旁边的人：“是吗？”看守人质的小兵正心惊胆战地观看着外面战局，听到洛寒的问话，都愣了几秒。啊！仙城，我从仓库里找到的，你要吗？小兵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发展，他愕然。 小心翼翼的问：“外面正在打架，魔族来了那么多人，可是我们这边只出去了林家主，我们真的不用下去支援吗？”“不用。”洛寒都懒得看战局，既然小兵不吃，他便不再客气，愉快的剥起了橙子。别说拔剑了，林清霄连手都懒得动。我敢打赌，等我剥完这个橙子，他就回来了。小兵一直藏在非洲上等待接应，并没有参与出城一战。 他没见过林青霄和洛寒动手，只觉得洛寒实在是太拖大了。小兵基于自己过往人生的经验，看着外面简直心惊胆战。船舱中另外两个人，素隐月已经哭成泪人，几次想要挣脱绳子，可是有洛寒在，洛寒就是让他先跑三分钟，他都跑不出去。另一个雷烈王不比素隐月，无论心机还是修为，都超出素隐月良多。 洛寒和林青霄不敢轻慢，这几日一直在给雷烈王喂昏迷的药。雷烈王每天只有不到一个时辰是清醒的，在这清醒的时刻，林青霄必然亲自来盯着。今日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，林青霄出去清路，洛寒就过来盯着雷烈王。这个阵仗，雷烈王自己都觉得他逃不出去。他的心智毕竟不同，雷烈王很快就想明白，林青霄不会拿他怎么样。 至少现在，仙界不敢让他死。既然性命无忧，雷烈王也有心思注意一些其他事情，比如面前的女子。雷烈王主动问：“姑娘，上次子谦我竟然当真了，实在是怠慢了姑娘。姑娘修为深不可测，按理没有数万年不会有这等法力。可是观姑娘容貌眼神，却还很年轻。敢问姑娘到底多大？” 洛寒慢慢剥着橙子皮儿，说：“俘虏就要有俘虏的自觉，你连你自己都保不了，有什么资格向我提问题？”雷烈王不在乎洛寒的冷拒，依然说道：“看姑娘和林清霄的相处模式，你应当是比他年轻的。今年林家主刚满一千岁，那姑娘当比一千岁还小。”雷烈王说着都觉得心情复杂。 林青霄一千岁修到假上仙已经是奇迹，从有历史记载以来，从来没有人创造过这么快的修炼速度。林青霄甚至改变了六界对上仙、天仙的定义，好些地方都因为他而修改教材。就像刚才，叶崇玉不顾偷袭难看，拼命全力打出一击，结果连林青霄的灵力罩都攻不破。 在此之前，叶宠玉一直吹他和林青霄修为相当，现在看看，境界倒确实相同，但是真正的含金量实在差太多了。叶宠玉当着众人的面和林青霄对打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雷烈王以为林青霄就够变态的了，没想到林青霄身边的女子还要更深不可测。雷烈王想着朝外看了一眼，发现。 战斗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，或许是从未开始过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而这时洛寒手里最后一块橙子皮儿刚刚剥开。林青霄一进门就看到洛寒笑靥如花，手里握了一个剥了皮儿的橙子，笑着问他：“是先生吗？”林青霄下意识点了点头。林青霄注意到旁边的小兵一脸惊叹。 就连雷烈王的表情似乎都有些奇怪。林清霄不知道在他走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洛寒从橙子上掰了一块递给林清霄说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“受了伤，但应该还活着，被人救回去了。”素隐月听到这些话，呜呜悲鸣，忽然痛苦的捂住心脏，像是心绞痛发作了。然而，洛寒和林清霄并不是他的父母。 见状，理都不理他，甚至还在探讨，他为什么想起来挑战你啊？不知道。林青霄看起来也很迷惑，大概疯了吧？虽然打赢了，但是并不愉快，甚至有些被冒犯的感觉。洛寒很快把自己的那半橙子吃完，抬头见林青霄一动未动，问：“怎么不吃啊？” 林青霄正在检查房间里的保护措施，闻言说：“太酸了。”洛寒啧了一声，忍无可忍：“你不吃酸的，不吃甜的，也不吃苦的，那你到底吃什么？”饮食应当轻的，太浓重了不利于养生。洛寒点点头说：“那就是老年人口味呗。”林青霄不悦地回头瞪了他一眼：“不许乱说！”小兵明明没有吃到仙橙。 但是莫名觉得自己也很酸。林清宵说完后，看了眼时间，说：“时间到了，可以继续打迷药了。”雷烈王都来不及反抗，就被一颗药放倒。雷烈王重新昏迷，只剩一个素隐月翻不起大水花。林清霄交代了小兵几句，就和洛寒离开。路障解除，非洲继续前行。他们两人走回房间，洛寒问。 你的那半心橙呢？橙子已经被林青霄收到储物空间里。听到他的话，林青霄很无奈：“送出来的东西，你莫非还要收回去？”“当然，既然你不吃，总不能浪费。”洛寒说着，幽怨的瞪了林青霄一眼：“我亲手剥的，你竟然不吃？”林青霄内心有些犹豫，可是已经说出来的话，他不好收回去。 只能忍痛将半个橙子还给洛寒。洛寒特意将上面的细碎白落清理干净，忽然踮起脚尖，将其中一半递到林青霄嘴边：“张嘴，我尝过了，不酸。”林青霄下意识想退后，又生生忍住。这段时间，他在努力克服身体的条件反射。这一千年里，他一心修炼，不喜欢和别人有任何接触。 一旦有人接触，他会本能的攻击。如今不同于往日，他这些习惯也要全部改掉。大军未动，理论先行。林清霄准备了一条长长的书单，正在逐一研读。其中一本提到，情侣间的亲密接触是正常且必要的，比如相互喂食就是其中之一。林清霄张嘴，将唇瓣咬入口中。他低头时，下唇似乎。 触到洛寒的指尖，似有似无，一触即分。林青霄有些恍惚。洛寒期待的看着他问：“怎么样？我说了不算吗？”林青霄回神，下意识嗯了一声。赢完之后，他才意识到他好像没注意到橙子是什么味儿。洛寒并不知道林青霄在想什么，他也不为难林青霄，转身坐到榻上，一边清理白洛，一边解决橙子，问。 魔族已经追上来了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林清霄慢慢坐到洛寒对面，随意撩了下衣袖，说：“十万大军就陈列在仙魔边境，如果魔族不放人，天帝立刻便有理由挥兵而下。他们包围的太晚了，若是他们将我们拦在魔域腹地，或许天帝会投鼠忌器。如今我们就在边境一千里的地方，早已失去了威胁意义。如今林清霄手上有人质。” 边境有大军，魔界已经毫无筹码。与其闹得没脸，魔尊不如直接放行，好歹能给自己挽回些颜面。林青霄说话时，眼神往对面瞥了好几眼，暗示之意显然。可是洛寒心大，完全没注意到林青霄的眼神波动，已经把最后一半仙橙塞到自己嘴里。林青霄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不是说一人一半吗？我的呢？” 洛寒刚刚把橙子吞下，整个人愣住了。他不是说他不喜欢吃吗？洛寒眨了眨眼，试探地说：“我吃完了，要不下次？”林青霄看着洛寒的嘴唇，眼神动了动，说：“未必非要下次。”嗯？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见林青霄忽然俯身，在他唇边轻轻啄了一下。这种鲜橙个头大，枝叶多。 洛寒刚刚吃完，嘴唇上沾着一层淡淡的橙汁，宛如釉光。林清霄只是啄了一下就分开，他坐回去，感受了一下，如实评价：“嗯，确实不酸。”洛寒愣了好久，才终于回过神来：“哦哦，那那就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